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八十三集。洛涵明白，这又是一个赌运气的行为了，只可惜这次他也在队伍里，他没法给林青霄加好运光环，只能寄希望于林青霄本身的气运。那好。 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林青晓掌心的令牌渐渐发出金光，这阵光芒越来越盛，逐渐将他们四人的身影笼罩在内。随后光芒一闪，洛寒四人并吞元兽一起消失在原地。熟悉的失重感传来，洛寒刚落地时踉跄了一下，他才晃了一下，胳膊上就握上来一只微凉的手掌。 林青霄等他站好，才慢慢收回手。另外两人也是差不多的状况。四人举目四望，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。树木茂密，草木鲜艳。不远处，一座明显洋溢着异域风情的城池拔地而起，隔着这么远都能感受到它的热闹和喧哗。这好像不是仙界。 洛寒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，他悄悄碰了碰林青霄的衣角。我们，林青霄难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被传送到妖界了，前面就是大明城。”妖界，洛寒一时无语。过了一会儿后，他勉强婉尊：“啊，没事，好歹没被传送到魔界。” 先前他一直嘲笑邹继白又黑又飞现在看看，林青霄也不遑多让啊。大明城在六界中大名鼎鼎，这里隶属妖界，却不完全是妖族的城池。六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打油诗：“长命百岁无忧城，长治久安大明城。”这两句都是反讽，其中第二句里的“大明城”便是这里。 大明城伫立在妖族边界，和魔域接壤，不远处是天界的银河。历来人妖魔混居，鱼龙混杂。他虽名大明，其实是个藏污纳垢、五毒俱全的销金窟、不夜城。法不下大明，据说在大明城，无论是仙界通缉的罪犯、魔域穷凶极恶的寇贼，还是六界不容的异类，只要有钱。 大明城都张臂欢迎。相反，若是没有钱，便是有天大的颜面也不管用。不问身份，只认钱。被传送到这样一个混乱的三不管地带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洛寒以前毫不留情的嘲笑邹继白，现在换成林清霄他就善解人意的安慰道：“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” 传送到大明城远比传送到深山老林好。大明城不受法律管辖，鱼龙混杂。我们藏在这里，魔族反而不好找。洛寒虽然存了安慰的意思，但是并没有说假话。林清霄的运气似乎总是如此玄妙，不能说差，但是每次都吉凶。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，闯过危险后必有机缘。事到如此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 林青霄收起情绪，拿出令牌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这就联络古星新君，看他们接下来如何安排。吞元兽如今被天魔两界盯着，还有妖族蠢蠢欲动，时刻准备着横插一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带着吞元兽离开天界就已经很危险了，还出现在大明城，更是险中之险。为今之计，还是要尽快和天宫取得联络。” 接下来，无论是他们赶回米海，还是天宫派人来妖界接应，都要小心安排。希尔米海边，古行星君和已换作戎装打扮的天宇星君站在一处。他感到令牌震动，心念一动，里面的消息就浮现在石海中。古行星君看到上面的字，着实意外了。林青霄说，他们已经顺利找到吞元兽。 但是离开希尔米海时，不慎被传送到妖界。现在他们带着吞元兽，正站在大明城外。古行星君心情有点复杂，虽然这是好事，但是，是不是太快了？林青霄他们才刚刚进入希尔米海，古行星君本以为这次至少要耗三四个月，甚至一两年，结果这才半个月不到，林青霄就说他们搞定了。 天羽星君察觉到古行星君神色不对，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古行星君给天羽星君密语传音：“林青霄他们将吞元兽抓到了，但是希尔米海里有内鬼，他们不敢声张，现在已经悄悄脱离希尔米海。有内鬼。”天羽星君脸色变冷，这比他们预料的还要糟糕。 然而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。林清霄几人在抓到吞元兽的第一时间就隐没踪迹，寻机离开，已经是最好的应变方案。天宇星君同样表情滴水不漏，神识里悄悄传音：“此事不宜声张，让他们按兵不动，等着我们派人去接应。他们现在在何处？”“大明城。”这回连天宇星君都一怔：“妖界？对。” 天宇星君和古行星君对视一眼，不知道该感叹他们运气好还是不好。大明城离天界确实有一些距离，但是隐藏一粒沙子最好的办法是藏在沙漠里，某种程度上，大明城亦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最终，天宇星君说：“让他们先在大明城住下，小心对付半个月，我亲自带人去接他们。” 林青霄将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的指令转述给其他三人，洛寒听到就兴奋了。我们要住在大明城吗？林青霄一看洛寒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大明城里五毒俱全，赌坊、青楼、黑市应有尽有，仙界初出茅庐的新手都梦想着来大明城开眼界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林青霄并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城市落脚。 奈何降落点是他自己抽出来的，林青霄也说不出反对来，只能叹气，提醒洛寒：“大明城里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，我们只需要忍耐半个月就好，不要多生事端。”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洛寒拼命点头，期待的问：“那我们这就进城？这毕竟是妖族的地界，我们要变装吗？”洛寒说完这句话后。 发现林青霄的神情怔了一下，洛寒以为他不愿意换衣服，越发卖力的煽动。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隐藏，绝不能被里面的人发现我们是从仙界来的。哎呀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，换成妖族的服饰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林青霄无奈的瞥了洛寒一眼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完顿了顿，有些难以启齿的开口道。 妖界并不用灵石，而是用妖珠。洛寒的笑容慢慢凝固。所以，所以现在根本不是我们换不换衣服的问题。叶子楠接话道：“而是我们没有钱，小朋友。”洛寒没有想到，他游历天下、闯荡六界的第一步，竟然夭折在没有钱上。灵石是储存着灵气的矿石。 故而被仙界视为等价物，但是其他地方不修炼灵力，自然也就用不着灵石。妖界的货币是妖珠，魔域是魔晶，凡间是金银。进入大明城就得花妖珠。四人间陷入诡异的沉默。洛晗憋了一会儿，试探着问：“要不你们再找找储物袋？” 或许在储物袋的犄角旮旯，其实有妖珠。邹继白很诚实的摇头了。嗯，我之前没离开过长夜，我连零食都不多，肯定没有妖珠啊。邹继白坦诚的过分。洛涵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看向叶子楠。叶子楠，你之前游历过很多地方，按道理会有其他界的东西。你再想想。叶子楠都没怎么犹豫，就摇头说。 我也没有，我虽然游历过很多地方，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修为一般，所以一直不敢去太危险的地方。我在仙界都没出过远门，更没来过外界，怎么会有妖界的前桌？唉，贫穷和弱小是我们相遇。洛寒渐渐绝望了。天宇星君他们说，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到，这半个月我们总不能露宿街头吧？你想多了，叶子南说。 大明城进城需要入城费的，我们连街都进不去，哪来的露宿街头？真是该死的，有道理。洛寒一时竟无言以对。这时候，反倒是林清霄说话了：“我好像有。”三人齐齐震惊，在他们的构想里，一开始就没指望过林清霄。林清霄一心修炼，不问外事，和修炼无关的事情，他根本理都不理。 有中山在，林青霄不会缺灵石。可是妖珠、魔晶等的旁门之物，按理他碰都不会碰啊。林青霄被他们用这样的目光盯着，略有些尴尬。我早年得到过一块妖族晶石，因为是别人所赠，不方便处理，我就收在储物空间里了。后来我看一块晶石不成样子，就顺便收集了一整套。 其中应该有现在妖族流通的妖珠。妖珠也是一种特殊晶石，里面蕴含能量，所以才被妖界广泛认可。其中最常见也最通用的晶石被打造为妖珠，根据大小、能量多寡被赋予不同价值。洛寒沉默了，喃喃道：“原来强迫症还有这种好处。啊。得到了一块，就顺便收集一套。” 他也想有这样的爱好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的财务危机暂时解决了。林青霄将晶石拿出来，果然，其中有一整套按照面值顺序排列的妖珠。虽然每个面值只有一块，但是也足够他们糊口了。解决了钱的问题，剩下就是身份问题。洛晗提议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他们最好换上妖族的服饰。 然而，这个就算是收集品林青霄都没有办法解决。他并不喜欢搜集衣服，更不会搜集妖族的衣服。看来换装只能进城后再做打算。四人勉强做了些伪装，遮住他们身上的仙族特征后，就一起进城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